锵锵三人行，马博士，马博士看见咱们义军啊，小军军，小军军，就他给的封号。我发现呢，这个你看义军现在容光焕发啊，感觉状态非常好，嗯。 主要是因为你想说什么？因为对啊，因为去了埃及。对对对对， <laughs> 风风沙大的地方，我状态好啊，好去去看了世界回来。你是跟旅行团去的吗？还是自己去？我自己去，自己去。对，因为我在埃及待的时间以前有待的时间比较长，有留学，所以那个地方就像是回家，就像回老家一样，所以根本不用跟团。对。你脖子上戴的这个是法老的纪念品吗？ <laughs> 不是不是，这个这个是这个斯里兰卡，但是哦，么 <laughs> 远。你去哪儿了？ 比较远，但是从那边回来，现在那边真的要给他旅游做一下广告，就人去的太少了。好多特别好的酒店都成了白菜价。嗯。然后我，我有一天我就想，那酒那那个酒店特别好，我就想发一条说大，就是大家赶紧过来哦。还没，我刚第二天早上去吃早饭，已经发现餐厅里全部是中国旅游团， <laughs> <laughs> 大家真的特别聪明。 <laughs> 没错。全部都去。你说这个，我能给你介绍一个组织。前一阵我一看新闻，我发现这组织能拯救世界各地旅游业。 你这看照片，而且这个组织呢是唱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，打着国旗， <laughs> 踏遍世界各地。这是七千人，就七千人的中国旅游团，他们从中国的几个城市啊分搭七十个航班，来到美国的洛杉矶，然后宣誓他们的力量。怎么宣誓呢？ <laughs> 七千人在人大街上集体的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。 然后这个你瞧你瞧，就是包了一个厅是吧？包了一个大厅，包了大厅，集体唱国歌。然后这个庞大的旅行团，在这个当地酒店预订的房间，不是一晚一晚的嘛，都是一几几几个晚上嘛，他们总共是一点二万个晚上。 就订酒店的房间的数量 <laughs> 一点二万，就不用做别的生意了，他们就够 <laughs> 够吃几年的了。哎呦，也确实，他们这一唱国歌，洛杉矶人民欢欣鼓舞。而且说刷卡刷了很多钱， <laughs> 呃，预计将为当地创造八千五百万美元的收入，每个人平均刷卡一点五万美元呢，就是，这个这个这个，这是一家，但是你你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什么什么直销公司是吧？对。 这个直销公司就有这个厉害。那其实这个不太不算不常见啊，只是没有被报道而已。很多大企业，特别是直销公司，一年到头，据我知道，一年大概弄三次左右，都是大型的，三千、四千、五千。 在一个城市来开会，他们不仅是旅游的，他们会有很多 workshop，就是开会和训练，呃，工作坊等等来训培训。好，这个不算不常见的事情。 比较特别是说，通常直销公司嘛，就聚在一起，然后开会，这个那个旅游不会一起唱国歌， <laughs> 不会什么来拍这种用这种方法来表达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几千人一起旅行，其实全世界中国的直销公司、香港的、美国的、欧洲的都有。可是呢，用这种方式来几千人旅行唱国歌这种爱国主义的表达方式呢，才是新闻的重点。哎。 这是，我觉得这个是重点。为什么呢？你看，有一家啊，这个好像总部在美国的这个著名直销公司，应该是在今年吧，一月份还是去年一月份我忘了。人民日报连续几天批他批他就说他这个涉嫌传销啊，这种发展下线呐，然后他的这个盈利模式有问题啊，甚至他自己宣传的很多东西都涉嫌虚假宣传。整个在几天之内，他这个股价呀下跌了百分之三四十。那么。 当时批他，其实在美国他都有问题，嗯，就是因为这个传销这件事儿啊，在全世界都有争议，都有争议，都有争议。那么好，其中一个最大的争议，我就注意到你说的叫精神控制。哎，我刚刚就想说这个，他们因为他们是一层一层就往下传的嘛，就你这个人，你下面要发展一些下，就是这个这个往下去发展人什么什么。我在很多很多年以前，大概十多年以前，我记得我们家有个。 隔壁邻居阿姨，就她是一个特别害羞的人，然后被带到了一个还是跟美国有关系的一个传销公司做化妆品的。那那时候小嘛，就跟他去看他们那个怎么去活动。他从来没有上台讲过话的一个人，他们就是那种你说的精神控制或者叫精神鼓励，就把你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样。他那个台上就哭啊，什么，就是然后整个那个气场就觉得就是他们无往不胜。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全世界最神圣的事情，就改变了你这种精神状态。你瞧那全能教， <laughs> 那全能教，我刚刚想说有点像邪教，这个这这全能教，他就是能够，就是你就知道他洗脑啊，他精神控制啊，能够使人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。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唱国歌，你知道他是美国的总部，在美国的这个直销系统有他专门的课程。那么他到中国来啊。 他跟中国这个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一结合，你这个这发现，我觉得这个这事情太有意思了。我看这个报道就讲，他们来到中国之后就要上上课嘛，那么上课自要达到一定的精神控制，就那过去在西方他有一些精神控制的方法，比如说成功学。 对吧？你其实你像那个谁，你看那个电影叫《华尔街之狼》，那个那个电影里，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说，哎，你你能成为百万富翁，你能成为什么什么啊？这是一种控制的手段、招数、武器。但是到中国来，他又发现了一种新的武器，就是他后来在中国之后啊，在跟中国的会员，他开始啊大讲爱国主义，呃，支持政府的政策。 这点非常有意思，你知道吗？因为，比如说有个别邪教，对吧？好，政府收拾他们，对吧？因为你你你涉嫌犯法了呀。但是你收拾他们的时候啊，他个别人还会觉得呃有冤枉，为什么？因为啊，他说我们说的是要支持政府啊，我们这个教不是反对政府的，非常有意思，你知道，就是说这种精神控制啊，它好像是有某种咱们就在哪种意义上啊。 在最烂俗的意义上啊，他教你做好人，好像他树立起一种做好人。那好人什么样呢？爱国家，爱什么？爱就是就是你这么就包括这种几千人到哪儿唱国歌，你知道，他后来发现。 爱国主义也是一种催情剂。我觉得几个事情也不一定能够拉在一起讲了，像全能教一些邪教等等，当然是非常不好，因为他们有宗教，讲到另外的什么有神力什么那个那个方面的哈。可是直销公司呢，我觉得你说他因为什么精神控制那个事情啊，没有问题啊。全世界的企业，像日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。日本呢，早上起来一起，中国很多企企企业都这样嘛，一起唱歌、步操。 没错，对不对？还有日本企业，万岁，干巴爹等，对都要啊，还要尊重鞠躬挨打，这么好。我觉得要收回来是法规，假如它合乎法规，那就是可以存在的。假如它真的有违规的地方，那当然我们也可以退后一步，看那个规则到底有没有过时。 比方说，有些企企业在全世界都可以存在啊，还上市了，那表示人家的的法规啊，对于直销这个事情，可能已经有新的法规，新的适合这个新的时代，可能在内地、在香港、在台湾有特殊的法规，它稍微不不符合，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法律那部分去去看。 不能说哎什么什么他精神控制等等等，哎你做直销嘛，当然你推销不管是直销还要是什么什么推销都好哈，都要精神控制的化妆品。你卖化妆品，比方说我们看到大品牌的广告，不是请了什么大明星几千万来做，呃形象代代言人吗？对不对？告诉你说什么一涂了就变白了，变瘦了，哎。 谁说了？减肥药等等哈，那个我我们觉得说有没有违规，有没有违反你商品的真实性？对，还有没有违反你？对吧？也是精神控制。对对你举行演唱会，本质上也是在搞巫术。 对吧？但是这好像是一种在法规以内的。对，要要要看法规了。现在中国企业的对这种这种文化、这种凝凝聚力的这种文化，好像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看到什么一起跳操、一起干嘛。我有碰到一件特别邪乎的事情，嗯，就是今年年初嘛，去那个博鳌论坛。博鳌论坛不是中国比较大规模的这样一个论坛，比较高级别，所所有的企业都想到那儿去露一个脸嘛。嗯。在洗手间碰到一个人，他是在那边做这个清洁工的。 对你上来特别热情，给你拿完，然后他跟我说我不是在这儿做的，说我们是我们这个服务公司，说我们是一个房地产公司，然后只专门是为这个大会来服务等等。哎，那小姑娘也很亲切嘛，就开始跟我讲说我们这个企业多么多么的好啊，我们这个老板对我们非常好，说给我们的家人都给一些钱，就是每个月会他家人寄钱，就是这种人人人就人情文化，就企业的一个人情文化。说这个会议完了还带我们去旅游，哎是去旅游的这种方式。哎，我说你们这老板太厉害了，能够使得。 一个最下面的员工都可以来帮他去推销这个哦。过了后来又碰到他，他然后说：“我带你去见我们那个老板吧。”什么？嗯。走到他们那个老板呢？他跟那个老板换了一个眼神，我忽然觉得，哎，怎么感觉是像又又又带来一个，你知道吧？又带来一个记者。后来呢，我们有有另外同事说，他们那个老板天天坐在我们的就是直播棚外面，就想去就想上节目的，就是我发现他的这种。 对员工的这种控制，这种传就是也不能叫传销了，这这种宣传的模式挺厉害的。对， <laughs> 控制，这个这个控制里头啊，真是是很是很复杂的，有善也有恶啊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你看，我跟你讲，他人家报道里讲啊，直销使得大规模旅游成了他钟爱的宣传造势方式。呃，他会让直销员认为自己是在做伟大的事情，几千上万人，我有一种伟大的感觉，而且有光明的前景。直销企业鼓吹平等和爱，让直销员感受温暖，同时呢，呃，这个又有很多优秀直销员出国旅游啊，什么五星级酒店呢，呃，这一套激励手段。此外。 在中国的直销企业还乐于将国歌、国歌、国旗等政治元素融入宣传。呃，这个你这新进加入直销界不久的李阳也认为， <laughs> 直销是中国未来的机会。李阳是那个讲英语、不考英语的，加入这个。有趣的是，精神上是相通的。对，有趣的是，与中国不同，在美国直销公司乐于会在宣传中融入宗教因素。 你看，他们在中国是融入政治因素，在美国呢是宗教因素。比如说，某一家啊有名的，他的公司高管都在摩门教派拥有相当的地位，创始人的很多亲属都在这个系统里发挥作用。 所以这个东西，摩门教派他特别宣传那种家的感觉，就是 family。他很多时候不是有的是有有有一夫多妻嘛？他不是所有人是有一些门派他是有有一夫多妻。然后那个多妻的人被抓到，有的他不愿意离开，他愿意就是几个老婆在一起。他说，我看过有一个报，道，他就说是我喜欢那种家庭的氛围，我不介意是跟人家分享一个老公，他就喜欢那种家庭氛围。你就是被这种氛围会控制他的。 哎，嗯，人呐都是有归属感的，对对对，需要。所以对，在中国可能爱国主义是一种这个是归属感，在美国它这个宗教啊也好，或者是其他的方面，它就是因为，我上次正好看到一个东西，就说很多时候你在一个国家，你不是靠政府靠军队就能把那么多人聚合起来的，你需要有一种特别的东西去聚合。比如说在中国，中国人是以自己的文化历史为骄傲的，那么在美国有人就说是，呃，自由和民主，他们觉得是一种信仰。 那么，其实这两个大国家，它都是由某种共同的信仰去凝聚起来的。哎，你这么说，我就想想起他在埃及看大选去了， <laughs> 这个可以看看义军带来的这个照片啊，我们来看看。你这这哦，这是他们那个新总统吗？塞西，我看他去投票，对。呃，他是原来的国防部长，是吧？对对对，军人换了一套衣服。你再往下看。 这个这个是选票，为了让没文化的分得清， <laughs> 塞西就用五角星表示，下边那个就是用个鹰吧，那是个大老鹰嘛，用那个来表示。对，你看不清字也可以选。对你再看下边，啊，就是 C，就是 C 和 C，就是他的名字叫 C C 嘛，那个塞西。哦、塞西，你知道这有点像那个香奈儿的标志， <laughs> 这样你找找就选了。这位妇女支持他，你再看下边。对，很疯狂。哦，这是住的那个酒店，就是当年啊，蒋介石。开罗。 开罗宣言，开罗会议，对，开罗宣言就是当时这个澎湖列岛、什么钓鱼岛，有一些就是我我们的理论依据是从这儿来的。因为当时跟那边那个丘吉尔身边那个是宋美龄吗？是宋美龄啊，是宋美龄哈，这是你住的，啊，那是宋美宋美龄的。 高跟鞋当当时那么的时髦，我当时注意到是吧？因为他为什么蒋夫人在呢？因为他要做翻译嘛。另外两位不用 <laughs> 不用翻译嘛。哦， <laughs> 但这是这个蒋介石全靠着宋美龄。这是我当时酒店的阳台，看出去就是大金字塔。你酒店这个阳台是不是还没装修啊？是不是？ <laughs> 不是不是不是样板，不是什么楼啊？烂尾楼，啊？烂尾楼哎，水泥墙。 那种烂尾楼，人家就是这个风情，这 <laughs> 是最好的酒店。你看到金字塔这有风景的房间，跟金字塔一个表。现在才几百块港币，你不能相信。真的吗？白菜价。你看，你看，这个水池里面。这金字塔看着跟世界之窗没什么两样。对， <laughs> 中国现在不是搞了一个狮身人面像吗？ <laughs> 对。你知道在那个河南还是在你们石家庄？不好意思，我忘记。听说是在我们石家庄。我在我去埃及，所有的人都问我这个问题。听说你们把我们的狮身人面像给搞去了是吗？然后我给他们看照片嘛。嗯。他们说。 天哪，真的是一模一样啊！中国才花了十天就拍起来了， <laughs> 人家七千年。对对，他们自己也做山寨啊。他们那个最著名的一个一个陵墓，也是因为参观的人太多了。 然后呢，他们全部封起来，花了三年时间啊，后完全用最新的 3D 立体的科技扫描，你要弄了一模一样的。那他当他说明是假的吗？啊，是吗？他说明是假的吗？对啊，你要假戏真真做嘛，你就去那个。你刚才说这个老婆的问题。 埃及是不是也可以四个老婆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但是多数人就是有教育的人，他们一般就娶一个老婆。后我问他们，其实不愿意，不是不愿意多娶，说娶一个就够麻烦的了，说娶两个干嘛？他们了解女人啊， <laughs> 他们了解自己。 <laughs> 而且这是误解。我一个。 朋友就是为了多娶几个老婆，信了他们的教，后来才知道被骗、 <laughs> 误解，不是被骗，那自己愚愚蠢，没看清楚，很麻烦的。麻烦不在于多几个女人，麻烦在于说你要什么，前面你的大婆同意。 这时候你第一个老婆同意，还要你证明你有经济财产经济能力要平，跟我们妻妾概念不一样，他要平等对待。对，还有什么小孩，什么几年之内再生几个小孩，而且住在一块儿，一个楼里面的。 <laughs> 然后我那个朋友印度教，以后半年就后悔了，在想退教，没办法退。 <laughs> 我认识一个中国女的嫁给呃一个巴勒斯坦人嘛，她不好意思问说，她不能直问说你今后还娶不娶别的女人，她问什么？她说。 你妈啊，不 <laughs> 说你爸有几个老婆，说 <laughs> 说你爸有几个老婆，然后知道他们家也是娶一个的，然后才放心这样子。哦，要不怕儿子跟父亲学。其实我觉得真正能够做到就平等相待，对几个老对几个老婆这样的男人啊，不是道德败坏的，他反而经常是高尚的。哦。那多苦啊！ <laughs> 哦。那多苦！自私的男人不会愿意这样的。 你知道吗？他这如果真能做做到，呃，那个你知道我见过一个是哪个国家也是就是说可以娶四个老婆，那报纸头版当雷锋一样宣传呢，就采访啊，就说他是模范五好家庭嘛，他是怎么样？ 对四个老婆平等相待，谁都没有怨言。会困难，你听的困难死了。那送花都会送，会经常会你需要像周恩来一样的细致的脑子啊，你去考虑女人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心思，你让他们都能满意。你想想，这是高的。 这是高尚，所以文涛困难不在于男人这方面嘛？我觉得对男人来说蛮容易的，当然要平等的意思啊，不是说我送你一万块的东西也要送你一万一万块等等啊，因为每个女人需要不一样嘛。比方说，OK，我跟你的关系是什么？那个部分我们做好，我跟你关系这个部分做好等等。我觉得男人都懂，也愿意这样做。最主要是说。 女人不是，女人就要平等，所以男人也要。他们要平等的意思说，也换一个角度来说，不好听的贪心嘛。我觉得都要的四万块都送给我，要分给女人。女人要平等的潜台词是要独占。对啊， <laughs> 咱们先个广告，《锵锵三人行》广告之后见。好，我们现在就一帕的时间给女性发言。 <laughs> 没有，我在你们刚才讲了这个三妻四妾的问题，我在想旅游是不是也是一种贪心哦？你在家里待的。 常了也要出去干不？我今天其实我们讲这个直销公司七千人去旅游啊，我觉得对我来说蛮震撼，因为我最近比较关注就是中国人到外面去旅游这样一个话题。我在那个《经济学人》上一期看到有一个很震惊的数字，我甚至怀疑他可能不是很准确。他说现在中国人啊，百分之五的人有护照，但是全世界就是个人旅游的当中，十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。嗯。 他那个报道题目就叫什么呢？叫海滩上的中国人。说我在那里晒太阳，突然发现我旁边已经全部是中国人那种感觉。什么？所以中国的游客特别多。那么中国人去出去看什么呢？有时候我又觉得中国人出去好像不是特别关心外面的事情。你说，七千个人出去，你你你看什么？你是除了买东西以外，你跟？ 是这么大一个庞大的一个团，你跟外面的交流到底有多少？嗯，其实我这次我去埃及也是，就是说我是主要是去回访我三年前就马拉克那个倒台的时候就，然后就有一些人嘛，我去回访他们的一些故事，就是三年了，就是他的这种变革到底是就是到底是什么样？我真的发现就是说，有的人生官发财，有的人家破人亡，好多故事都特别的惨。然后呢，我在那里我有我我有遇到一个就是美国的作家叫何伟，可能您知道他不是写那个《江城》还有那个《寻路中国》嘛，他在中国，他的那种。 写作方式在中国可能叫做报告文学，他们叫非虚构，他就扎在一个地方，用很长的一个时间段，就是三五年这样，去来看当地社会的整个的这种变化等等。就这种，我在我觉得对我的冲击蛮大。就是我们的写作意识当中，经常还是到外面去看一些好玩的、呃惊险的经历啊，怎么样？你很少真正去发现这个社会里面对你有触动的东西，或者是说跟你自己的社会经验可以去有一些考察、有一些对比的东西。 哎，那我问你，就是简单来说，埃及闹革命推翻了这么一堆的人之后，现在好了吗？比以前好吗？呃，就不能用好和坏来说。你从表面上来看，其实确实是更坏了，很多人都这样说。就有个人跟我讲，我以前到一个地方去办护照啊，我通路子用五十块钱，今年交两百块钱， <laughs> 就更腐败了。 但是呢，你会发现有一些深层次东西在变。很多人对政治很失望，很多人都不谈论政治了。但是他们在做一些事情，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呃，原来我是一个就是中产阶级的人，我现在下面跟农民去接触，因为毕竟这个国家是个农业大国嘛。我怎么去帮助农民，帮他们种有机的东西啊等等？我把外面的技术给引进进来，我想在这个国家切切实实的做一些事情，而不去谈论政治了。我们，那他当然。 他这个整个社会发生了很多很多变化，但是呢，人民就是说真正想变革变好的人还没有权利，就是说他们没有力量去实现真正的改变，就是还在军人手里换。因为后来有人跟我说，说最重要的是说能不能说等这一批人二十年以后，四就是四十多岁了以后，他们在社会上占据了主流的位置以后，他们可以去实现真正的。 呃，这个变革像在欧洲，有不是有个叫一九六八那个 generation 嘛，他们以前是左派，但是就是说他们关键有一个什么呢？经济有百分之十的增长，你要变革，你翅膀下面有风，你会真正实现这种社会的改变。政治的好，不然接下来为您播出《文明启示录》。哎，这个塞西这家伙抓什么一万六？